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沃敏踩場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G 二零不会讨论香港问题，我们也不会允许 G 二零讨论香港问题。 香港特区政府啊，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弥补法律制度上的缺陷，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。对此呢，我们认为是完全必要的。系啫，嗱，你睇到呢啲，呢啲叫做外交部嘅副部长几卵柒啊？你话系咪